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：九月流火，第一百一十六集。首领看到，时不时在旁边指点他一些运气法门。首领原本以为这兄弟二人是名门之后，遇到什么变故才流落到他们部落。 但是今日和洛寒聊天，首领惊讶地发现，他竟然很多东西都不会。许多首领觉得是常识的知识，洛寒却一无所知。洛寒自然是什么都不知道的，他才来到这里一天，怎么可能懂中古时代的法术法诀呢？洛寒趁机向首领请教，首领也不藏私，把自己知道的东西无私传授给洛寒。 中古时代和后世不同，后世成平日久，人情日渐淡薄，故而各家各派都十分注重传承和保密。可是，在中古，所有地方都在打仗，各族并不忌讳将本族秘术传授给外人，多传一个人，说不定便能少死一个先祖，这对于抗击魔族来说是好事。路上首领看到什么树木或药材？ 也会指给洛涵看。这一路的功夫，洛涵不知不觉学到很多实际又有用的窍门。这些技巧看起来琐碎，但是远比书本有用多了。首领和魔族对战多年，他的经验弥足珍贵，远非纸上谈兵的人能及。比如中古时代独特的运气法门，后世逐渐迷信术。 像秘技、炼器、炼丹、符箓、阵法等大行其道。仙族出门游历时，每个人都要准备丰厚的道具。可是，在中古却截然相反。中古推崇道，信奉大道至简，小国寡民，无为而治。在修炼上也是如此，他们淡化招式、武器，而是注重练体。比如首领就认为，习武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 只要身体锻炼好了，自然就会打斗了。洛涵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观念，谈不上谁优谁劣。洛涵更倾向于分别学习两者的长处。天启纪的炼气术、炼丹术确实十分优秀，该用还得用。而中古的炼体术、强身健体、改善体质也可以一并学习。山路越来越崎岖，到最后已经没有路。 洛寒和首领必须自己开辟道路。洛寒带着面纱爬上爬下十分麻烦，最后他索性直接把面纱摘下来，深深吸了口气。脸上罩着面纱，呼吸不畅，他都快被闷死了。首领看到洛寒的脸，怔了一下。先前洛寒和林清霄出现时，林清霄重伤，洛寒脸上蒙着面纱，一看身上就有故事。 首领知道家家都有难念的经，便也没有打探洛寒为什么遮面。现在突然看到洛寒摘下面纱，都看呆了。首领第一次见林青霄的时候就被惊艳过，那时候首领还想，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怕不是父母的全部优点都集中在此。有这样一个哥哥，难怪妹妹要蒙面。没想到洛寒的长相竟也分毫不差。 首领都不知道该感叹什么了，最后他唯有叹道：“真不愧是兄妹，姿容都一样出众。不过单论五官，你们兄妹倒并不是很像。看来你们的父母都是大美人吧？”洛寒感到头疼，扯了一个谎之后就要扯更多的谎言圆。洛寒只能含糊说：“大概是吧。”漂亮又懂事的孩子，谁都喜欢。 首领越发喜欢洛寒，一路忍不住和他说话。你既然长得这么好看，为什么要蒙面？洛寒缓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以前怕麻烦，就想着遮住脸一了百了。但是之后不会了。修炼本就是为了自在逍遥，认清自我。若他连自己的脸都不敢陷于人前，那修炼还有什么用处呢？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。” 没什么可藏的。他先前是怕容貌招眼被人觊觎，但是掩饰自己并不能让危险消弭，唯有强大才能。不妨直接大大方方站在阳光下，用自保逼着自己赶紧变强。当然，他摘下面纱最重要的因素，是因为此刻不在和平年代，而是身处战场。战场上长得好看不一定会有人注意。 但是戴面纱木犁一定会被所有人注意到，这简直是行走的急火靶子，太过格格不入，以至于显得不合时宜。洛涵撤下面纱，行路速度又提升许多。好在这次他们运气不错，没走很远就顺利找到了首领需要的药材。洛涵帮忙把草药收好，然后就和首领一起下山。 回去的路上，天色越来越暗，山中竟下起细雨。最开始，洛寒和首领都不在意，这些毛毛雨最多沾湿头发，没必要躲避。没想到，快出山的时候，雨是有变大的倾向。首领望着天上的阴云说：“我看这雨要下大了，我们是找块石头避一避，还是尽快下山？”洛寒看了眼天色，皱眉说。 还是尽快下山吧，这场雨恐怕要下很久。趁现在天色还早，尽快出山，要不然等一会儿雨势变大，天色也暗了，恐怕路会更不好走。首领也是这样想的，两人不谋而合，脚步都加快了。他们顺着山路出山，刚刚绕过山坳，见路口站着一个人，似乎已等了许久。隔着蒙蒙雨雾，他穿着一身利落白衣。 雨水落到他身边时，会自然而然变成冰花，都无需看清长相，仅看身形就足以认出这是谁了。首领也看到了，顿时含笑瞥向洛寒，揶揄道：“怪不得你急着出山，原来是有人在等呢。”洛寒其实并不知道林清霄在等他，而且看样子他已经在这条路上守了很久。 听到首领的话，洛寒没法解释，只能硬着头皮说：“我哥哥他比较担心我，他就是这样爱操心的性格。时间长了，您就知道了。”洛寒说着，对林青霄招手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林青霄今日醒来时，意外发现床前没人，屋里也没人。他以为洛寒在外面，然而等出去后，他发现院子中。 也是静悄悄的，林青霄心中如遭重击。他去哪儿了？可院子中秩序井然，没有打斗痕迹，不像是外敌入侵。林青霄多少松了口气，不是被人抓走就好。但是紧接着他又提起心来，不是被人带走的，那就是他自己出门的了。为何？ 林青霄都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担心他贸然跑出去遇到危险，还是吃味于洛寒本来说好会一直守着他，醒来却不见人了。林青霄当即出门，推开院门时，他感觉到门上被施加了某种法术。随着他推开门，这层无形的保护也消散了。门铃术，某种古老的神秘的召唤术，早已失传多年。 林青霄没想到，他竟然在这里见到了消失的上古秘术。但是此刻显然不是探究这个的时候。林青霄满脑子都是洛寒，哪有心思研究门铃术啊？他从院子中出来后，径直找去首领家里，这是洛寒最可能去的地方。没想到找到地方后，首领的家人却说首领出去采药了，现在还没有回来。林青霄询问地点。 结果首领儿子也说不清楚，山中灵药长在哪里全凭机缘，他怎么能知道首领会去哪里采药呢？林青霄没法上山去找，只能站在路口等。他等了很久，眼看天色渐暗，甚至下起雨来，林青霄几乎都忍不住要进山。终于听到了洛寒的声音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林青霄听到声音回身，看到是他，立刻快步走上来。 此刻天色已经有些暗了，一切都笼罩在迷迷蒙蒙的雨水中。林清霄一路走来，身边的雨水倏地结成白色霜花，像是一柄坚刃般划破混沌，乍现天光。首领的笑容更加揶揄，洛涵装作没看到，其实他心里有些奇怪：林清霄为什么看起来心情不太好？ 它的属性亲寒亲水，雨水落在它身边应当是十分融合的，可是现在却被冻成冰晶，可见它此刻心情不好，以至于灵力外放，水滴结出来的冰花都变尖锐了。林清霄快步向洛寒走来，看他的脸色，恐怕气已经憋了很久。也是，不和同伴说一声就出门，还一消失一下午，换成是洛寒，他也要恼了。 洛寒都准备好被兴师问罪，没想到林青霄走近看了他一眼，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怎么没避雨？”洛寒狡辩的话都已经到喉咙口，听到林青霄的话，他愣了愣，都反应不过来。啊！林青霄抬手碰了下洛寒头发，头发大半都是湿的，可见已经在雨中待了很久。林青霄都不知道该生气哪一点。 这么大的雨都不避，着凉了怎么办？我是去采药，耽搁太久不好。洛寒不以为意说：“再说这才多大的雨，怎么会着凉？我又不是弱不禁风，怎么至于这样娇气了？”林清霄听到他去深山里采药，眉头皱得更紧。采药这么危险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等我，反而自己出门？洛寒听到这话，想都不想回答。 我总是要自己做的呀。林青霄本来还准备说些什么，听到这句话，顿时噎住了。对，罗汉逐渐成长，他迟早会长成独当一面的样子，再也不需要别人扶持。林青霄一阵恍惚，都不知为何自己心中会涌上一股强烈的情绪。首领站在一边看着这两人。 明明他就在眼前，可是这两人自顾自说话，仿佛首领这么大个活人完全不存在似的。首领啧了一声，雨越下越大，年轻人淋雨是情趣，他一把年纪就不凑这个热闹了。首领用力清了清嗓子，等把另两个人的视线吸引过来之后，首领笑了笑，随和说：“最后一味药也采好了。” 药方我在路上就和洛寒说了，现在治疗内伤的药已经配齐，只剩煎药就好。如何煎药，想必用不着我再啰嗦，你们俩自行斟酌，我就不杵在这里讨嫌了。有什么问题随时来找我，我先走了。洛寒才发现他们俩说话，倒连累首领也淋了许久雨，洛寒连忙道歉，林青霄也暂时压下话。 两人一起送首领回家，然后才往自己的院子走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期更精彩。